他这一生，戎马倥偬，如星空利剑，外人看来就像是权柄与力量的象征，却原来总是被无能为力反复搓磨。亲人、朋友、身边的人与事，都像细沙一样的淌过，无法挽回的离他而去，在他指缝间留下一条一条细碎的伤。 三批非武装人员已进入虫洞，失望第八星系。刘威队长，玫瑰之心外围跃迁点出现武装，什么体量？一架指挥舰和几艘护卫舰。对方半分钟之内发了十六个远程通讯请求。那就接吧。替我向你们统帅带话：大量人工智能机甲正往玫瑰之心涌，别坐以待毙。反污会的技术对付我可以，但你们对付不了乌尔夫。这就切断通讯了。 武松，你说他这是什么意思？别告诉我是为了给我们通风报信，特意冒着风险跑回来。统帅，抵抗人工智能军团必须有技术人员出马，以防万一，让白银三到最前线吧。嗯，行。剧烈能量波动。统帅，林小姐这次真的没有骗人，目测是重甲军团。先生，他们来了，对方全是重甲，已经冲破我们的干扰防线了，快撤！一星系边境守军听令，全面出击。 誓死守卫第一防线！誓死守卫第一防线！粒子炮准备，发射导弹。我分析了他们的作战模式，成瘾是核心智能，所有机甲的精神网都是他在控制。干扰对方通讯，是。 指挥，你们早！我儿的人工智能军团也不过如此。人工智能不是死战不休的人类，他们的系统检测到战场环境不利，会第一时间回撤，然后调整进攻模式。大家不要掉以轻心。剧烈能量波动警告！剧烈，的说中了。又来了！释放干扰！你们的干扰怎么挡不住他们啊？他们调整了战略模式，之前的反攻已经无效了。让海一招灭顶守军，冲啊！ 润新文化出品，《晋江文学城》Christ 原著，《大型未来星际广播剧》《残次品》第十七期。 这些机器没日没夜的实施车轮战术，联军这么打下去会越来越被动。舒缓剂，这都第三次了，不能再打了。我替你照看一会儿，你去医疗舱里躺一躺。啊你，最后一只。再说打完仗，有的是时间休息。万一死在这儿，更是再也不用起来，普及着打。第八星系出品的舒缓剂一号是杰作。 没有肌肉痉挛的副作用，只是有点眩晕和心率过速，可以忽略。舒缓剂是应急药物，正因为反应轻微，剂量才更需要严格限制。过量会对身体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。你有常识吗？有，别吵，乖。我有点心慌，不太好的感觉。心慌是因为你舒缓剂打多了。你再敢碰注射器，我就打晕你。人工智能的第一敌人不是林静书吗？ 为什么会突然调转炮口到我们这里？人工智能行动有明确目标，一般不会随意更改，除非他们觉得自己的第一目标已经 <laughs> ……你你怎么了？再后悔没有最后见他一次吗？统帅，又一支人工智能战队出现。这些铁皮机器还知道增援。统帅，他们在追逐几架自由军团的小机甲。 是否解除月签干扰，放他们进来？不，靖航，统帅，通讯请求。接。我小时候求你留下来，少年时求你来接我，长大以后求你别离开，我不再求你了。 已经答应了格登秘书长的求婚，请柬给你送到府上还是白人要塞？季藤，医疗舱，不，不用，这么多血。 去医疗舱里躺一会儿好不好？求你了！人工智能军团既然追着他到这儿，说明沃尔夫知道他还活着，也知道他的踪迹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为什么他们又切换了任务？金恒，你对了，图兰，图兰那封回信在哪儿？调出来，再给我看一眼。这是图兰卫队长发来的回函。 哈登博士特意强调了芯片人不是人，我不相信他会这么容易的死在沃尔夫的炮口下。联系到人工智能军团在七天前突然开始紧闭玫瑰之心这件事，你想到了什么？这和，对于自由军团来说，他们没有加入人类联军的理由，也没有和我们合作的动机。他只是接受不了现实，开始说胡话了吗？最后，是我们赢了沃尔夫，还是我们被迫撤往第八星系？ 我们和自由军团迟早有一战。自由军团的最佳策略是夺走玫瑰之心，利用虫洞双方信息的时间差，混进第八信息，趁乱拿下，然后单方面切断通道。你冷静一下。第一信息本来就是被芯片人把持的，这样冷静一下。沃尔夫要么选择先休息一下，所有人都杀干净。来，坐下。在第一信息自己和自己玩，要么就得和芯片人和平共处，就像。 像当年联盟的先驱格里沃托一样，看来真的要打晕你才行了。短时间内，他很难突破技术壁垒，越过反乌会的跃迁点屏蔽，而又对玫瑰之星和第八星系志在必得，那他就只能是战卢航道图。一个星系的星际航线再密集，也不可能覆盖每一处太空领域，比如玫瑰之星这样的。 周围没有航道，没有跃迁点。可是，在没有跃迁点的情况下，以光年计算的星际航行会非常耗时。没错，但第一星系是八大星系中最小的，对吗？景恒，当年你从白银要塞回沃托是被禁止使用跃迁点的，对吧？理论上的预计航行时间是多久？差不多十三天。而联盟重甲成影带领的军团已经进入我们的防线范围七天了。人工智能不会轻易改变目标。 <laughs> 所以说，自由军团一直躲在玫瑰之心附近。那么被人工智能军团消灭的也就不是。原来他一直在演戏给我们看，先用假身当诱饵，引开人工智能军团，让主力突围，然后然后利用假死转移人工智能的攻击目标。前线先锋，放弃越千点争夺，收缩回撤，快！林帅。 可是人工智能军团，别管他们了，撤！白银三，跟我撤！一星系边剧指挥军撤，主帅，被一支重甲军团拦截了。果然是自由军团，什么？自由军团？林静书不是已经他是假死，他根本没想与我们联手。明白了，他想渔翁得利，我们居然被他骗了，撤！保证，二号防线。明白，二星系中央军全体都有，正面迎击自由军团。五连中，是白银六全体都有，侧面进攻，与第二星系中央军前后夹击。 你们是来找死的吗？当年在第六星系的小行星上，你用“别哭”两个字，就把我骗得肝肠寸断。现在。 我算是还给你了，景恒。主人，他们的两道防线把我们的阵型打散了。八一十位和中央军的作战能力太强，正面打我们不是对手。我可能还真不是打仗的料，临时抱佛脚的学了一遍乌兰学院指挥系的课也没什么用。幸亏我不经常用导弹解决问题。准备。郑帅。 对方开始入侵我们的精神网了。正面打不过就玩阴的，他们可不是机器人，和我们比精神力还差点。自由军团有芯片加持，大家还是要谨慎。主驾驶员不行就换备用驾驶员。谁他妈打我的指挥舰？将军，是我们自己护卫舰发的导弹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我这眼瞎了吗？乱打！我们有好几架机甲在打自己人。散开！郑叔叔，将军的机甲被摧毁了。 我们的精神网没被入侵啊！第六全军都佩戴了芯片干扰器，不可能有芯片人混进来啊！是精神网，这些芯片人能通过精神网给驾驶员制造幻觉。统帅，现在连是敌是友都分不清，这仗没法打了，我们撤吧！如果我们撤退，就一定会把芯片人一起带到第八星系。天然虫洞无法阻止病毒一样的芯片，林锦书就不战而胜了。统帅。 其他星系的芯片人也开始利用精神网置换反攻，各星系的反抗军抵抗不住了。第二星系已被再次搭建，反抗军主力全军覆没，并被芯片人占领了。该死！我告诉过你们，这是进化的一种。总有一些被迫害妄想症，不相信我是为你们好。小帅已经阵亡了。 第二我防就快撑不住了，我已经后撤。白银三还在和人工智能军团周旋。白银三，把人工智能军团放过来吧。他们没有人机对接口，只有他们能克制星别的置换影响。你们分不分得清主次？什么馊主意啊！那是扬汤止沸呀，纳古斯统帅。 我们已经把自由军团分割包围了。真把人工智能军团放过来，他们会无差别开火，我们就变成自由军团的人肉盾牌了。再想不出有效的阻挡方案，芯片人就开到虫洞边儿了。死也不能让芯片人进入虫洞。一旦他们进去，另一头的图兰根本无法分清从虫洞里出来的是难民还是芯片人。到时候，各位都明白吧？高级芯片可以完全压制低级。 低级芯片可以完全压制普通人。哪种生命形式比较高级？这不是一目了然吗？诸文，有没有想过，现在只有你们在负隅顽抗，地面的公民们都在争着抢着加入芯片技术兵都死了吗？都屏蔽他！进化成更高级的生命之后，我的人很快就会在地面占据大多数。到时候，剩下那些冥顽不灵的少数派就会发现。 自己像古地球时代缺乏生存能力的野生动物一样，在更强的物种面前，生存空间不断。给我一架机甲，战卢，跟我走。我有个办法，可以试一试。也许我能不受芯片影响。就算你不受芯片影响，别人呢？轻卫团一人给你一枚导弹，你受不受得了？没听说过把行政总长当敢死队用的。不行！天恒，主帅，自由军团已经越过防线危险区了，快撑不住了！机甲不行。 指挥舰的驾驶权限给你，战路，覆盖指挥舰精神网。是，这样风险很大呀，统帅。指挥舰一旦被击落，敌人可就省事了。你要和我在一起吗？现在所有人都在钢丝上，喘气就是风险。不，我说的是，你要和我在一起吗？允许我用一枚戒指绑住你，在法律规定下，把余生分一半给我的那种。 弄不好就剩下几分钟了，剩下一秒也是我的。展开精神网，战龙，麻烦多坚持一会儿啊！这恐怕不行，陆校长，我还没有完全修复好。不过我可以尽量在崩溃之前给你预警。好，我能通过精神网看见哪些联军机甲是被芯片干扰过的。收到我指令的机甲。 驾驶员交出精神网权限。是是是。果然，我身体里的芯片能挡住他们的芯片干扰。那就给我断掉他们的幻觉攻击。啊！废路驾驶员，接入精神网。接入完毕，接入完毕，接入完毕，接入完毕，接入完毕，接入完毕，完毕， 喂，芯片人的干扰，对空脑症作用有限。很幸运，空脑症是第八星系特产。我作为行政总长，空的不是十分纯粹，但又是因病有些空脑症症状。什么？毕下，你是空脑症？想不到当年联盟人人闻之色变的空脑症，今天变成了救命稻草。我现在能通过战罗的精神网扫到有异常情况的我方战友，因此我们可以像方才一样操作。 受干扰的驾驶员被点名之后，立刻把权限交给我，我可以消除芯片影响。但是我不受干扰的同时，精神力也十分有限，所以请备用驾驶员准备好，我最多只能坚持一瞬间。是，没问题。 <laughs> 空脑症的精神力，都能驾驭战龙的精神网吗？笑什么笑？明知我不能说女王计划，那么诸位，我们反击的时候到了。 艾丽莎医生，什么事啊？啊！芯片人卷土重来，我们第二星系的反抗军损失惨重，眼下这是唯一的办法了。你看看这个，生物芯片，你们要干什么？不受芯片人幻觉影响的只有芯片人，我愿意接受注射，试一试。胡说八道！叫我们几个随军医生来，就是为了说一声，你们要变成芯片人了。 生物芯片的特性是无条件服从高级芯片。你注射了芯片，根本就不能算我们的人了。行为和想法根本不能自主，还反抗什么？不，我观察过，芯片人并不是每时每刻都不能自主。在高等级芯片人没有下达命令的时候，他们和正常人没有什么区别。确实，可是……所以我的计划是一次性偷袭，派出自愿接受芯片注射的人。 伪装成自由军团，在对方察觉之前发动突袭，然后你们就会被高等级的芯片人控制。所以说是一次性偷袭啊！我们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，然后在被控制之前解决掉自己。来得及就手术取出芯片，来不及就预先设定好，朝脖子开一枪。那是什么意思？要用人命去填吗？诸位，我们前面已经没有路了。唉。 就这么决定吧，其他星系的反抗军恐怕也会效仿。下一批机甲，交出精神网，备用驾驶员，接住。 次发来通讯请求了，下一批，绞天神王。主任，我们的芯片攻击被抵挡住了。嗯。哎，你们看看我捡的这束蔚蓝之海的造型怎么样？呃，主人。嗯，确实像狗啃过的野草。 好吧，看来我天生与浪漫文艺绝缘。主人，是否按计划发起下一轮攻击？再这么被动下去，一旦沃尔夫的人工智能军团过来，我们可能会腹背受敌。不要急，他们就快坚持不住了。碧清，没没事，我顶得住。杜帅，是否接受对方的通讯请求？接。嗨，金恒。 幸亏兄妹是旁系血亲，彼此没有赡养义务，断绝关系也不需要公证，咱俩口头道别就可以了。增援令已经在几天前发回了第八星系，算来现在差不多该到了。后面沃尔夫追着你越不过玫瑰之心，如果你立刻缴械，我们暂时还对付得了沃尔夫。我至少能保证让你活着，然后让你们审判我吗？ 我要打碎一个旧的世界，到头来又让这个旧世界用落了灰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来判我有罪，这个逻辑你不觉得很滑稽吗？ <laughs> 话说回来，金恒，不要欺负我没常识。消息也好，援军也好，穿过虫洞的时间也不受你控制吧？骗人得有点诚意吧？我确实控制不了，所以你要拿命跟我赌吗？我运气不怎么样，但好像也没有别的办法。 总得试试。沃尔夫那个老不死算计的，我很被动，只有这一条路能走了。疯子的路，连一条都不应该有。哦，是吗？人们烧死布鲁诺，判哈登博士反人类，秘密追捕劳拉的时候，也觉得他们都是疯子。你们呢？只是被所谓的文明迷昏了头。人一直在改变环境，拒绝进化自己。 这样下去，发展会饱和的。总有一天，我们这些和原始人没什么不同的变种猩猩，会无法收拾自己制造出来的烂摊子。你以为管委会倒台就算完了吗？若干年以后，伊甸园二号、伊甸园三号，或者众多类似的东西接二连三出现时，你才会明白，我是对的。哈登博士和劳拉没有像你一样血债累累。 劳拉最早发明的生物芯片也不是让你犯罪，因为劳拉和哈登博士错了，他们想单纯从技术上解决社会问题，是隔靴搔痒。至于劳拉的进化设想就更可笑了，身体进化不能解决任何问题。现在的人能活到三百岁，比寿命只有几十岁的古人强在哪儿了？他这种进化只是制造新的社会矛盾，产生新的战争而已，对不对，陆总长？ <laughs> 不好意思，我忙着跟你的手下打仗。 没空跟你探讨社会矛盾。 <laughs> 不受芯片影响，你可别说你是个空脑症。要是空脑症能同时远程负担几十架机甲，也不用委委屈屈的被抛弃到第八星系。原来王艾伦听来的传说是真的，你手里真的有完整的女娲计划。可是看来你是放弃了，不然现在也不至于孤军奋战，狼狈成这样。抱歉，陆校长，我的精神网已经超负荷。 即将崩溃，请您做好准备。我做好什么准备？你就不能发挥潜力再坚持一会儿吗？抱歉，我没有潜力，只有倒数计时，三十秒倒计时开始。想想你的爆米花，三十。想想你的变色龙，二十八。想想你辛辛苦苦打理的家，二十六。一百。二十可就什么都没了。哎，是啊，二十三，二十二，你可以的。我不行。 十九怎么就没有给机甲盒用的说谎机呢？是啊，八、八、八、十，谁跟你开玩笑了？八，请脱离精神网，否则你会受伤。三、二，快从精神网上下！陆校长，不行，看来你输了。如果你立刻缴械，我至少能保证让你活着。 去你妈的！切断通讯，收缩防线。从现在开始，分不清自己是否被芯片影响的，不许开火，都给我到路上。接受这个通讯请求的时候。 我是打算给联军争取一点喘息的时间，可是当我看见林静书的眼睛，就意识到这是不可能的。她的眼睛也是深灰色的，女人的眼睛总是显得大一些，眼尾有一对优美的下弯的弧度，眼神清明透亮。林静书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并且像联军一样。 认为自己是在为值得的东西而战。